我觉得安利，你加入之后呢，就要去卖产品，搞得来跟我一起做安利，然后我们比较快。我觉得我们两个人不是销售员，我们两不是销售员，我自己不喜欢卖东西，我 现在必须帮。 我问老师，个老师并没有正面的跟我说，他说，因为。 identify.